这俩二货呢啊，一个是西南方面军政委瓦图金啊，没听说过吧？还有一个就非常有名气了啊，当时的乌克兰第一书记尼基塔·谢尔盖耶维奇·赫鲁晓夫啊，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讲耳熟能详的名字是吧？中国人民的老敌人是吧？哎，赫鲁晓夫啊。 政治委员呢？这个这个职位啊，从分工上来说呢，应该是主抓政治思想、组织关系，关键时刻鼓舞军心啊。但是这个作用你不能乱用，尤其是不能干预具体军事指挥啊，这是个技术活啊。除非主帅想投降的时候，你可以把他干掉。正常作战当中，你乱伸手、胡乱插嘴啊、胡扯淡肯定有问题。但是这哥俩不这么认为啊。 瓦图金和这个赫鲁晓夫认为啊，进攻意味着勇敢、胜利；防御啊，意味着败退、懦弱啊。尤其是赫鲁晓夫啊，赫鲁晓夫外号叫 IBM 嘛，International 是吧？这个 Big Mouth 国际大嘴巴啊，一张嘴上嘴皮一碰下嘴皮整个宇宙属于他，是吧？那个时候他就已经 IBM 啊，这玩意儿都是从打根儿里来的，那不是后天练出来的。 得知这个前线部队收复失地之后，俩人老太太摸电门抖起来了。啊，挑唆基尔波洛斯，赶紧进攻啊！不能让我们伟大的苏联丢人啊！你老基可是苏联英雄啊！基尔波洛斯也是年轻啊！你想他一年之内由师长升到方面军司令啊？啊，他就原来是个战斗英雄，西班牙内战时候战斗英雄，那会儿他他是团长啊，也就是说，三七年、三八年他是团长啊，到四一年已经是方面军司令了，这都是。 是吧？坐着巡航导弹上升的速度，那所以他很年轻，荷尔蒙一下被激发出来，一拍桌子，跟家干！你想想，从古到今，拍脑门做决定，最后能打赢有天理吗？啊，一拍脑门干啊啊！一拍胸脯，就这么干，是吧？一拍大腿坏菜啊！一拍屁股拉蒜，那可不都这么干吗？啊，都这么干吗？是吧？这个时候，西南方面军参谋长站起来反对。 是吧？你们就知道打打打打打啊！你们是屌丝约架呀，是吧？你们知道不知道，咱们的部队根本就不在一块儿。那步兵师离战场要走五六天，机械化军要集结也得几天啊！这就跟尿片子似的，这儿一片，那儿一片，满天飞，是吧？你伸出手指头去戳人，是吧？你戳人，你戳人，你戳人，你除了被人一根一根掰断，有别的可能性吗？马书金不干了。 你这贪生怕死的样子，还能当参谋长？你有没有党性？我们有正义的精神，伟大的领袖战胜敌人难道很难吗？是吧？怎及我是吧？正义在手，仇恨满胸，是吧？你那都是借口啊！赫鲁晓夫又帮腔啊，参谋长呢也就不说话了。那更重要的是啊，当时朱可夫也在场啊，而且他也支持进攻，是吧？这也是他职业军旅当中的污点之一。所以进攻命令。 如期下达，但是执行起来就费了牛劲喽啊！罗科索夫斯基所在的第九机械化军直接不搭理伪造此乱命也啊！越不奉诏，那我这儿不不行，我电报坏了啊！电报坏了啊！我刚布好伏击阵，差点全歼一个德国装甲师，你现在让我探出头来送死，你吃错药了啊！而第十九机械化军直接失联了。 是吧？估计也是把电报砸了，是吧？把电电台砸了，是吧？直接就失联了啊！这时候还真是英勇的、饱经自己上司摧残的第八机械化军，不揣冒昧、不畏艰险，站出来准备跟德军死磕一把。一照面，你还真别说，第八机械化军不愧是苏联的钢军呐！一开始把德军打懵了，没多久发现了一个小问题。 啊，什么小问题呢？走的太急了，没带燃料，是吧？哎，没带燃料，是吧？你很难想象，这些铁王八动不了就成废铁，是吧？哎，军长有辙挖坑，挖坑，挖坑啊！就地挖坑，把坦克埋起来啊，当炮台用，是吧？因为这个很多特三四这样的坦克，德军根本就无法击穿。一开始没辙啊，一开始没辙啊，后来呢？ 这个德军回去叫人去了，啊你等着，啊你俩别走，我走不了，我就在这等着你，是吧？我可不是我走不了，我都埋了，我是哪走啊？前前后后德军来了七个师，围殴这一个计划军，啊，那你猛虎架不住一群狼啊，那所以最后第八计划军带着百十辆坦克撤了，是吧？苏军这一波进攻惨淡收场，是吧？嘚瑟，你嘚瑟。 啊，这回老实了吧？你褶子了吧？啊，哎，你别说，瓦舒金真够爷们儿，知道自己难辞其其咎啊，直接灌了几斤蓝标牛二，然后饮弹自尽啊，这就是脸皮薄啊。你看人赫鲁晓夫厚着脸皮就活下来了，有啥呀？人至贱则无敌，对吧？得自己能承受委屈，自己不心疼自个儿，谁心疼你啊？啊，对于这个瓦舒金来说，他去见马克思啊，会或许呢？ 对他对苏军来说呢，都是一件好事儿。在这之后，赫鲁晓夫也及时的把嘴巴闭上了啊，知道再说他也得灌牛二去啊。往后指挥西南方面军的重任就得看吉尔波诺斯上将的了啊。面对之前当头一棒的失败啊，加上现如今御敌于国门之外基本不现实，吉尔波诺斯本能的选择了撤退啊，因为现在的情形，德军已经展开了阵型。 南方部队随时有被围歼的可能，但是撤退这个字眼儿，谁也不敢轻易跟斯大林提。这才开战几天你就撤啊？你进攻，全家分土豆；你撤退，全家西伯利亚挖土豆，是吧？这是关系到吃土豆还是挖土豆的问题，对吧？你咱咱北京爷们都是吃早点的，咱哪能卖早点啊对不对？你你你这很严重啊！这事儿那不过谁也没辙。 不撤都得死，土豆都吃不上了，也没人给你挖了。该申请还得申请啊，是吧？你不能，你你你得你得你得跟统帅说土豆哪里去挖，那土豆郊区去挖，你你得说你得说呀，是吧？所以六月三十号这一天，哎，你还甭说，最高统帅部批准撤退，同意把部队撤到苏联啊向西扩张之前的旧国境线上啊。 这儿呢有一条三十年代初修的防御工事，被称为斯大林防线。等苏军撤退或者说溃退到这儿的时候，傻眼了。为什么？原来的国防工事啊，快成探险圣地了，是吧？为什么？这条工事早就被放弃了，啊因为有新国境线了。这儿这儿你你已经成了军事爱好者乐园，打 CS 真人 CS 已经干这个了。 原有的坚固工事杂草丛生，破败不堪，碉堡上了锁，锁锈了，钥匙鬼知道在哪儿，在在上帝那儿，是吧？这个部队到这儿得现找材料进行修缮，快成包工队了。你还想有储备的弹药物资啊？做梦去吧，是吧？有地方遮风避雨就不错了。短暂休整之后。 很多苏军没有在防线防守，而是直接往东跑啊！也是你在这堆废墟里，指望着挡住德军的装甲铁骑吗？更有意思的是，这些撤退部队的指挥员并不承认自己的部队是撤退啊，在报告中用战略转移来这个美化自己啊！要搁台湾啊，要搁国军说的词儿更牛逼，叫转进啊！我们都不是转移，转一个地儿继续前进，是吧？你看那个。 台湾拍电视剧是吧？民国三十八年，大陆失守，国军转进来台是吧？我们转进啊，转个地儿前进啊，这词儿更棒。所以就这样，苏军在茫茫的乌克兰大草原上一直向东战略转移，德军在后面紧跟着这帮散了架的褐色潮水，在非常适合机械化部队行进的地方滚滚向前。 乌克兰农民用热情的食物和牛奶招待这些远道而来的解放者，啊，举着面包和盐，啊，举着鲜花，是吧？招待这些解放者，为什么呢？当年斯大林在这儿啊，搞大饥荒，饿死一千万人，现在终于有人把他们赶走了，这仗打的真是赛神仙啊！但是现在明眼人还是能看得出来，德军是在驱赶而不是在围歼啊，也能感觉到南线德军的突破能力很弱。 但就这样，苏联配置最好、人数最多的西南方面军，让人打成这个德行啊，这也是够这个刷新底线的。到了七月十号，德军从各个方面全面突破了形同虚设的斯大林防线，那并且呢，一天时间轻易夺取了乌克兰西北重镇日托米尔，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德军离基辅只有区区一百五十公里了。 负责基辅城区防御的，理所当然是圆滚滚、萌哒哒、胖嘟嘟的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。德军已经突破到这么近了啊，一百五十公里啊，也就是天津到北京的这个距离啊，那肯定得提前打算啊，所以得赶紧转移物资、人员、政府机构啊。这个时候能看得出来啊，在基辅这温柔乡里待久了的苏联官员们，低效到了难以用语言形容。 啊，很多人甚至仍然以为战争在国境线附近，离这儿远着呢。毕竟赫鲁晓夫、贺大爷在前线待过，赶紧向莫斯科请求武器弹药支援，然后批准准许我便宜行事啊！啥叫便宜行事呢？就脚底下抹油溜。斯大林一句话让他精神了：任何胆敢往第聂伯河东岸后撤一步的，将以苏联的叛徒进行严惩，土豆都没有啊，直接枪毙啊！ 这句话说得很清楚，想撤退是吧？你先问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子弹答不答应啊？告诉你，我干别的不行，草菅人命我最有一手，是吧？在斯大林的眼里，基辅是底线，商量余地就没有。但是仗打成这样的基辅这座承载着俄罗斯民族文化积淀的城市，就算真的豁得出去，到底能不能守得住呢？这个。 只有天知道了。